多吃。第二十课，会见对话。您好，欢迎您和您的同事们，很高兴向您问候。我们好久没见面了，少见少见，见到您我很高兴。欢迎你们到我们公司来，请进，请坐。 您想喝茶还是喝咖啡？谢谢。可以喝茶。路上怎么样？很好。您身体怎么样？不坏。你们旅途疲劳吗？一切都好。您过得怎么样？谢谢，平安无事。您家里孩子、妻子好吗？谢谢，非常好。 有什么新闻？生词，欢迎，同事，会见，高兴，向，问候，见面，好久，少见，到，来，秘书，可以，路，路上。 不坏，旅途疲劳，你过得怎么样？平安无事，非常新闻二课文。天安门在北京的中心。天安门在北京的中心。 它的前边是天安门广场，后边是有名的故宫，西边有一个很不小的公园，劳动人民文化宫在它的东边。天安门广场很大，它的东边有一个博物馆，西边是人民大会堂。 南边还有一个纪念碑。对话。我现在去故宫，你去不去？去，我去。故宫在哪儿？它在天安门的北边。它是一个什么地方？它是从前皇帝住的地方。故宫大不大？ 皇帝住的地方当然很大。咱们在参观故宫，多么美丽的地方！生词：中心、广场、公园、博物馆、开会、纪念碑。从前，皇帝。 住，当然，劳动人民文化宫，人民大会堂，地方，美丽，在参观三天安门广场的北边是什么？ 天安门广场的南边有什么？天安门广场的东边有什么？天安门广场的西边是什么？人民大会堂在西边吗？博物馆在哪儿？纪念碑在哪儿？天安门在哪儿？六，他来不来？ 你去不去？您的公司大不大？今天上课不上课？中国人喜欢不喜欢吃青菜？纪念碑在不在广场的南边？大会堂是不是开会的地方？王老师教不教你们？这个屋子干净不干净？ 你买不买书？公园里的人多不多？你今天休息不休息？祝您成功。